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文道给我们请来一位台湾作家，对，他患有阅读障碍。又 <laughs> 又穿了，骆老兄，骆 <laughs> 老兄一身礼服穿了三天。不不，这是另一件，另一件，然后另一件，一次买了十件。这是你家最好的 <laughs> 最好的衣服吧？这另一件，另一件，长一样长。这是什么图腾？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台湾的一个设计师帮我。 画的一个西乱交的画面，对对对对，哦，你看，我一眼就看出来。 <laughs> 他写的这个书啊，是从这个西夏。 西夏旅馆啊， <laughs> 历史上有名的西夏说起的，但是实际上今天呢，咱们换个重点啊，咱们俩呀来跟文道老兄聊一聊，因为文道兄佛光普照，这 <laughs> 个我觉得好像我在念如来神掌是什么时候佛光出现了？ <laughs> 哎，华夏地理杂志文道都上封面了，对吧？就是封面的人不是我，人家那小沙弥，好好？是吗？我们我们来看看这一组照片 呃，文道的印度朝圣之旅啊，我们来这个看看。最近呢，引起联合国的关注啊。对，没错。我我很快就要去纽约报告。对对对对。 <laughs> 错。哎，你瞧，这是瓦拉纳西，这是来自是不是也想杂志《华夏地理的，这是恒河吗？对，恒河边，瓦拉纳西就是很有名的那个恒河边，大家去烧尸体，然后洗洗澡的，是尸体，这就是在烧尸啊，这就这在烧烧尸，这就是在烧，日夜不停的有尸体，日夜不停在烧。 日夜不停在烧，而且他这个尸体烧的方法是把那个尸体用白布裹起来，然后一路穿过那个充满了粪便跟牛群脏又乱又闹的巷子，运到这个河边的码头，然后一层一层的烧，在最上层的就是婆罗门阶级，最底层的就是这个贱民阶级，但是烧好了都是运到河上面放出去了。哦，来，咱们看下一张。 这个是印度的，这是随便德里的街景，德里的街景型那种你知道印度的街头就是呃一堆牛车一堆牛流浪狗，我一看就很亲切，很亲切吧？你去印度就看到这个嘛？对，哎呦，这就是恒河，就还是瓦拉纳西水动员对啊，对，就是那些人跳下去不是洗澡嘛？就是咱们前面不远就在烧尸体，对，这边就在们外来的人呢，觉得水不干净。 对，可是对于他们来讲，这是清净，这是清净人的啊，这个有意思。那看下面，这个就是那烂陀啊，当年玄奘，玄奘去就是古代亚洲最大的大学嘛。这是一些遗遗迹哈，遗迹。嗯，咱们看下边，大家注意看这个特务，这个黑影，是 <laughs> CIA， <laughs> 这个黑影是文道， <laughs> 文道在做什么？惊醒。 就是所谓的行禅，就是跟坐禅一样，只不过你在走路中行禅禅修。哦，但是这个是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你看到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是菩提伽耶，就是菩陀佛陀正道的地方。啊，我旁边后面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那是传说中当年佛陀也在这个地方行禅。 咱们再换一喜欢在这看得清楚一些。是，这就是呃，传说当年这个佛陀在菩提树下对成道对，那么这个这个塔所在的位置没错，传说就是相当于佛陀他正道处。正道处。然后你看到这棵树就是这个呃呃呃菩提树，但这棵菩提树呢，就是原来那棵菩提树的后代，因为原来那棵菩提树被砍掉了。 现在这棵菩提树是阿育王派人送到斯里兰卡的种子长出来又移回来的，哇啊，所以有两千年了。哎，这个这是卧佛殿，就是佛陀呃涅盘之后的那个地方。那这是五世纪的时候，公元五世纪，呃吉多王朝为了要纪念就是佛陀涅盘处做的一个卧佛像。 这是在叫居师迦罗，居师个？就是传说当中这个释释迦牟尼最后是在这个梭罗双树下面，对，沙罗双树这个入入涅槃。哎，我们文道兄有感应啊，说是一看到这个卧佛像啊，哗哗的眼泪止不住的就流，就跟你那忧郁症差不多。 <laughs> 忧郁症不太流眼泪，别 <laughs> 这样。对对对对，那因为那个是。 怎么讲？就是圣地啊，就是所谓佛陀圣地，就是佛陀一生去过有名的几个地方嘛。那啊，佛教徒去朝圣呢，很多佛教徒都会说：“哎呀，我对什么地方特别有感觉，是不是？”但是我是特别的对居士那迦罗，就是 k u s h 嘎，n a g a 就涅盘地特别有感觉。这可能是因为以前读书的关系啊。你知道佛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大涅盘经》，嗯，那么《大涅盘经》讲的就是佛陀最后的。 在世的路段，路面那个过程，那个过那个过程叫是个什么过程吗？其实很有意思。呃，在那几年里面，佛陀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弟子就是呃呃呃，阿南，不是提婆达多背叛他，对不对？然后他两个最亲近的帮他传法最有力的，也就是舍利佛跟穆建连相继比比他早，比他早走。然后呢，护持佛法最有力的几个国王。 到那时候都结局非常凄惨的死去，要不然被儿子背叛，叛军追杀于路边的小村庄，要不就是国家被窃夺，然后非常孤寂的呃死在一个不知名的村落的旅店里面。嗯，呃，佛陀这个时候把他身边很多的重要弟子都遣散出去，只带着几个人和阿难在一起，阿难是他侍者。 我们这么每次讲阿难，你都以为是那个小年轻人跟着他，其实不是。阿难年纪只比他小两岁，这是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只带着几个人，在北印度最荒野的边郊漫游的故事。那整个故事是个秋天的故事，就步向衰落，然后一切所有以前那种文法欢喜的大众啊，什么都不见了。而在这个时候，他选择到当时最穷的一个地方，就是居士那罗，在那入灭。 然后那时候，阿难还问他：“就佛啊，世尊呢，怎么来这种破地方？”说：“我们回到王舍城、舍卫城，对不对？你们那一堆信徒呢，搞得搞搞风风光光嘛，对不对？”但是佛陀跟他说：“居斯那罗这个地方，千百年前也是盛极一时的王都。然后你看现在是这个样子。其实这讲的就是成住坏空，嗯，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故事本身，你看那个背景，然后你今天去看到居斯那罗。” 然后你再想到当时那沙罗双树，现在有那树啊？嗯，当时那沙罗双树是一瞬间开花，一瞬间枯枯萎嘛？嗯，那就沉住坏空一刹那间完成。真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啊！所以佛陀在那个地方入灭，然后你就想到的就是一个最神秘的，就对佛教徒来讲最神秘的东西，就是涅槃。嗯，你有想过，其实这是很奇怪的事，就是所有宗教追求的是永生嘛？ 但佛教追求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涅槃原来梵文叫 Nibana，Nibana 的原意是把蜡烛吹熄，彻底的消灭。佛教徒追求的是这个。这这，咱北京话讲，佛教徒的追求吹灯拔蜡。对，人死人死如灯灭，真的是是追求是彻底的极灭。嗯，那那怎么会是这样？怎么有哪一个宗教告诉你说每个宗教都告诉你要永生？ 啊！你会永生极乐？我们给你的极乐的方案是你再也没有了，嗯，呃，极灭了。那但那个极灭是什么？就你我当时一进那个店看到卧佛，然后你就忽然觉得那那么神秘的一个状态，不可言喻的，无法不可思议，无法言喻的那个状态。 <sighs> 一下你碰到那个东西，想到那个，你自然那个泪泪如。那不是难过，也不是喜悦，而是因为触碰到一种你觉得。 神秘到超乎人类体验，可以用言语去表述的体验，言语去思维的体验之外的东西。已已经受触动了，非常感动，是真的非常，的，听了非常感动。我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我我们家不管我父亲过世或是。 呃，有别的长辈过世，甚至我们家的狗 <laughs> 狗死了，我妈都要率领我跟我哥我姐一起念那个那个佛说阿弥陀经，然后就是讲一个一个最美的那个世界，就是那对我来讲，通常是一种觉得疲惫，或是说跟死亡这件事的哀伤，它好像只是让你疲惫。那可是呃，我自己对这个本来这个佛经里的这个佛的死亡，不会像看圣经像耶稣死那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悲伤，可是你刚才讲的那过程，其实我觉得好像在看《百年孤独》《百年孤寂》那个邦迪亚上校，他其实你会发觉，《百年孤寂》整本书是一个死亡百科全书，他是每一个家族的成员，他其实在写他老邦迪亚死的过程是天降花朵，然后谁死的时候是什么，每一个人死的方式。 那个邦迪亚上校的哥哥死的那个最经典那个血流流流流穿过街道流到他母亲的身边。这个我上次听一个老师讲啊，就是说这个当年《百年孤独》啊，对这个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对中国作家很有影响。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什么上校，许多年后，许多年后，邦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将会回想起那个下午，对他的爸爸带他去看冰块。 这位老师讲呢，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性。他说，当时呢，中国作家觉着魔幻的是这种时序、时间。说呃，一个人呃，很多年之后看见自己面对行刑队。他说，实际上啊，当时的作家是没有看佛经。他说，如果是看佛经的话呀，佛经的这种，你比如说这个这个佛说，这个如如是我闻，说什么什么什么时时时时候，哎，未来。 受记给一个什么佛？你在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将要成佛？过去、现在、未来。他说，如果用英语来讲的话，佛经里头这个时序啊，过去、现在时，什么正在进行时，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时间。其实你古范文的文法啊，的时序本来就很复杂。哎，你知道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我很多学梵文的朋友，他们说，他们学了梵学懂梵文之后，发现这英文好了。 对，英文也清楚。对，真的 <laughs> 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英文的很多文法，呃，是不精确的。我们知道，英文文法有很多例外，对不对？常常告诉你这是例外，这是例外，这怎么样？你只好死背很多规则。但你学完梵文之后，因为印欧语言的源头之语言就是梵文嘛，你学好梵文之后，才发现当年你以为的那些英文里面的例外，其实不是例外，它是有规则的。 嗯，只是今天的英文忘记了它原初的规则而已。所以呢，你像说这个日本为什么呃开始这个历史一直就搞不清楚，因为它就不是一个有时间概念的这么一种文化。对，说什么你都弄不清它发它到底发生过，对吧？没有就是印度印度人，对，就是你都不知道它的历史啊。其实现在都不是很。但你知道印度人很奇妙，就是比如说他的数学特别好，他用来计时的单。位。 比如说，我们看一刹那，一弹指，这一刹那是呃，好像是六十分之一秒，嗯嗯嗯，它是非常精确、非常细微。可是问题是一讲到历史，它是彻彻底胡来的嘛？对，它的历史是。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很多人的观感，像很多中国游客去了这个印度，呃，就是我也注意到你文章当中啊，就是一种很矛盾的描述。你像我去印度，我也是感觉到，这一方面呢，这个。 比如说它的这个古迹啊，一些巨大的陵墓，你一进去啊，那非常的干净，草坪都非常漂亮。可是，一出门呐，就是脏乱差，就是然后就是满地要饭的，就是那个甚至随地大小便的，就都有。就是你呃，可是你比如说在城市中心，呃，又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广场，庙宇呃，庙宇，就是它是一个很混杂的，就像它的肤色。 你看我在印度啊，从纯白到纯黑中间每一种色儿的人， <laughs> 都有。就他事实上，你看你看到的这些脏乱差，又让你有什么联想？哦，我那个震撼特别大。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呃，佛陀当年在菩提迦耶，他去坐在菩提树下，准备最后我们知道是月光升起的时候，嗯，圆月升起的时候他正道嘛，在那之前呢，他是去了河边先洗澡。 然后遇到有个女孩请她吃奶酪嘛，不是？她苦修完出来就苦修不行嘛。然后在那条河就泥连残河，你知道今天那条河是什么样子吧？那条河基本上干的一塌糊涂，但是还是有点水。这个水呢是这样，就一边有一群印度人就坐蹲在河边拉屎，然后拉完之后呢，他就用左手抹屁股，然后在水里涮。 离他们一起拉屎的这个粪场，基本上这个河现在是个粪场，河边是沙滩，那个沙就像猫的沙一样啊，就是其实底下浅浅埋的全是一层屎，就在这个河边拉屎，大家拉屎的地方离不远处下游处就有人在捞鱼，那个鱼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吃的鱼。哎呦，呃，你看到一大堆这种，然后你看那种脏乱，包括圣地，然那种那种那种呃，让你觉得非常。 污秽的很多东西，它跟你想象中的圣地差太远了。嗯，就我们一般想象的圣地，你比如说像梵蒂冈不用讲，是白色大理石圣保罗大教堂在金光闪闪之下那种白色的光辉，或者是麦加，嗯，哦，秩序井然的，对不对？很宏伟的。那佛教的圣地就是一片烂的， <laughs> 就就就又发出古怪的味道，然后那就非常喧哗。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我在想，就是因为从前我们中国人，我们看到的佛像，那胖胖的，嗯，然后干干净净的，脸会白玉一般的，啊，或者金色的。但是那一刹那，我忽然在想，哎呀，当年佛陀两千五百年前，佛陀跟他一帮弟子，是否也这么样子，在这条河边如此拉屎？ 左手擦屁股，左手擦屁股。当然，佛陀很讲干净，他有很多规定要怎么样处理粪便，但是格局不会差太远。我看到那些拉完屎的人起来，然后包括那些在路边欺骗我的小贩，呃，纠缠不清的乞丐，我看着他们，我都在想，他们跟佛陀的相貌上应该比我跟佛陀还接近。嗯嗯嗯。 佛陀应该就是他们这个样子的人，嗯，圣弟子们就是这样子的人。我们所有称颂过的，呃，大乘佛教讲的维摩诘居士、无住菩萨、月圣菩萨，都是他们这个样子的。你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所有关于佛教的里面人物的那些概念都是被打破了。然后这一刹那，什么叫做干净？什么叫做不洁？什么叫做神圣？ 神圣总是跟洁净、光彩这些连在一起，但这些所有东西都会碎裂掉。你看，你讲的这个，就让我想起这个奈保尔在他那个《幽暗国度》那个书里，我还记得他说那个很有意思。他说站在英国人的眼光，就说这个印度人脏啊，是吧？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大大大小便不干净。他说，但是他就谈到啊，西方概念当中的净和印度人认为西方人才脏呢。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就像你说他左手擦屁股哈。 他们会认为右手是干净的，左手是擦屁股。说，哎，怎么英国人，你们拿左右手一块儿吃饭，你们这脏的就不像话，对不对？你看，这就是关于净的一种什么是干净这个一这个概念的区分。对，而且呢，我觉得，呃呃，印度的这种的所谓的脏乱啊，或怎么样，嗯。 他其实是个什么呢？其实是个中国人应该也很熟悉的东西。嗯，因为我曾经读过很多十九世纪，包括最早是十八世纪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对不对？他们描述中国人，他们每次说到中国人，必然提到的字眼就是脏。嗯嗯嗯嗯。他们喜欢比较中国人跟日本人。嗯。因为日本人从江户时代开始就很干净，很干净。嗯。那么他因为到了日本，然后再来中国，觉得该差不多，没看到吓坏了。 他们觉得北京就是个大粪场，然后广州到处是个充满了尸体的城市，呃，非常脏，非常不洁，到处是臭味。他们认为中国男人的长袍是今年不洗不换，嗯，呃，到处都是油烟，那种油的污迹。可是我觉得这个脏是个，首先是个感受的问题，第二就是在印度那个状况，你说很脏吗？比如像瓦拉纳西这个城市啊，瓦拉纳西这个城市，印度的圣城，就是刚才我们看照片里面恒河边那个城市。 大家觉得那个水脏透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城市在印度是知识之城，是光明的城市。它的那个瓦拉纳西的大学，直到现在，它等于是印度的北大。哦，它是印度所有文科、社科最好的大学。嗯，而且这个城市是人类史上有最早、最长远定居历史的城市。它两千、三千年来，它这个城市有三千年历史。 这个定居的记录是没有断过的，嗯，所以有很多埋藏的古老的智慧，有很多很神秘的知识隐藏在里面，包括各种的瑜伽，包括当年战在理论上战胜过佛教的桑杰罗，嗯，就是那个城市的人，在那个城市弘法传道。然后你看到他们那些人，呃，你觉得他很脏吗？但是你又看到那些人就在恒河边上那个石台上面那瑜伽室啊，早上迎着日出，穿着白衣在开始。 修行，你看他那个很瘦的腹部，几几乎见骨的腹部，一鼓一胀，一鼓一胀。然后你经过他身边，那种力量那么强大，你是没办法说这个叫是说干净还是脏的。这一神圣了呀，对，没有太贵了。是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以 <laughs> 军兄很感动，这 <laughs> 是嗯，为什么？ 啊， <laughs> 譬如说我我去年开始我就很着迷大陆一个科幻小说家叫刘慈欣，很多人删帖，然后。 呃，我之前是读到他的那个乡村教师嘛，他就是写一个，你刚才讲，其实是最脏乱的、最共和国想象性的一个最穷的山西的那种全穷乡僻壤，全部的，然后那个皮革厂来污污染他们，然后然后伤害他们。那可是后来这些小孩是无父无母，他们到城市里是没办法的。那这个老师后来知道自己得了绝症了，快死了，死之前他就觉得这孩子一定要让他们受教育，他就教他们。 呃，牛顿第三定律，反正他教了他们一些东西是应该中学的课程，可他知道他死了，没有人理这些孩子。然后就是什么一个物体什么近者恒种或者三，么，他孩子不懂，他就很骂他们说全部背起来。后来老师就死了哭哭啼啼。可接下来他是写一个遥远的那个半人马星球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一个星星星星云跟碳碳基。 两个的战争怎样怎样？然后他们因为用那个那个相对论的理论是一等于 c 平方，所以他们是用星球把它灭掉以后产生的能量做跳光速的飞行。它是上千万艘的战舰在在对打，那终于好像这个太基文明把西极文明赶走了。可是他们怕，他们又将来强大又会攻过来，所以他们要一种兼并清野战术，他把这个这一个宇宙的这个这个光年这个地带的所有的星球都要灭掉。 人倒是说，看有的星球有没有到达某种三 C 文明或者什么的。那当然有一些星球是一些青蛙什么的，然后问他一些问题，呱呱呱，他就按按钮就唰就灭掉了。哦，在里面。他就射一个小型的那个核弹，是一个黑洞弹，是黑洞是一射进去把那个恒星系整个吸进去就不见了。嗯，那他等到来到太阳系的时候，他们就他我们运气地球人运气不好，他选出来选样就是这一群。 山西的小孩，中国最贫困的没受过教育的小孩，就问他一些说海洋的成分是什么，呃什么什么，然后呃这个你们这个星系有几颗行行星，最基本呃呃都不知道。他说好吧，指挥官说按按钮。那可是那个执行的人他还是有一点，他就在按那个按键，他是从很遥远的光射一个那个核弹过来，结果他就说，他们突然这些小孩就突然问到第十六题、十七题说。 呃，物体一个物体就是牛顿三大定律，他们全部背起来了。就这个时候他说，整个在曼哈顿、在纽约、在东京，所有的人看到的那个太阳是旁边有一个。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然后那个太阳光自救了。我刚才听文道讲了，我觉得某些部分他所谓的一个朝圣，我们会开玩笑。